Thank you. เรานี่เป็นเวลาที่สู่ธรรมชาติได้มากที่สุดเราก็พักผ่อนเรานอนกันมาสดชื่นดีละร่างกายจิ่ใจบริสุทธิ์พร้อมที่จะห้าเดือนห้าพร้อมที่จะเลี้ยง 好，给你们讲，接下来，早上五点要给天亮，给大家讲一讲，说一说。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应该怎么办？

让我们的身有觉性，让我们的心有觉性。不让这个身去迷，更不让这个心去迷。问题在身上的，和问题在。 身上出现一个问题。上班内跟平常下班后，又นอน，早上还在走，还在走，困、困、困、困、冷，我我。我们身体上都有同样的状况。对，那个

去年那一天最最慈悲的心，也是从这个身和这个心里面发出来的。他过河啥？那弥沙弥沙，过河啥？他妈的！ จะพูดภาษาทำแล้หวังจะมีรูปทำนามทำ我们平常话讲就是有身和心，我这样平衡就是名和字。รูปธรรมนามธรรม ลูกทุกนามทุกลูกโลกนามโลกเหมือนกันความทุกขของลูกร้อนหนาวเหมือนกันความทุกขของนามโกรธโลกหลงเหมือนกันความไม่ทุกข์ความไม่โลกไม่โกรธไม่หลงก็เหมือนกัน身体上的病都是一样的，刚才讲不管温泉、阳江、肺痛和肚子饿。 吃饱了，然后当它吃饱了，一样会去厕所排泄掉，都是一样的。那么经验上的贪嗔痴、执着、嫉妒这些也都是一样，每个人都一样。老妹，再来一个，啊，再来两份贝。 ok，我们拉帮助，来，一起，来，完成。这，就是这个身的心，我们都一样可以用它，来做好事，来做有意义的事情，一样可以用它来寻求一条。

不光对自己啊这一生有意义，而且对身边的人也有好的影响，也会度更多的人。如果你的身和心做的是啊保证认为做的是坏事，做的是不好的事、坏事，那么不行，不仅对自己有害，也会害到你身边的很多人。 อนไทยทั้งประเทศ หกสิบกว่าล้านคนคนจีนทั้งประเทศพันกว่าล้านคนถ้าคนในโลกนี่กี่หมื่นกี่หกพันกว่าล้านหมดพันกว่าล้านคนมาเริ่มต้นด้วยตัวเราทุกคนต่างละค่ต้นทำตนดีมันก็สงบห้องเย็นร่วมกันแค่คนเดียว 泰国国家的这个人口很少，中国是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但是不管是泰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一样有心。这个心和身，如果做得好，一样好；身和心做得不好，一样是不好。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

每天吃口蜜都是好的，一定要啊，注意自己的这个觉知，啊，一定要觉知，千万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做坏事了，晚上用的是这个啊，千万不能再随便流转了。 如果我们做的是对自己的选择心有这的事情，不仅可以帮自己，还可以啊让身边的人都感受到啊这种好的东西。那么，如果你做的事不仅害自己， 而且绝对会影响到身边人，啊，让他们都能感受到，哎呀，这个经验不是虚的，是有他们真的吃的，身边的人都不好。那呢，路很热，那都发生在人那里。路很热，很热，那都发生在人那里。人冷，你住在哪里？人热，你住在哪里？ 环境更有利于人类。现在现在整个地球都太热，了，因为现在的整个地球的地球上的人的心都是热，太热太急啊，所以整个这个天气、气地球的这个气候变热变暖。啊。那么如果我们 每个人的心都是凉的，是凉的。这个整个地球的气候也会变得清凉，这个世界也会变得越来越美好。这是一套完整的，帮忙种些什么，给人种些什么，该给谁种些什么，给谁观察，该说什么，给谁管理，忙多少，让每个人都。 我们平常，活了这么大岁数，这么大年纪，你会发现，你每天都在看别人，你有几天是在看自己那么通过物晨的休息，每天都过头来，好好的看自己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能每天回过头来。 是绝对进化，那么这这个世界一定会是另一番景象。进来，出龙拜，唐龙拜，出龙拜，是自己变来的，自己变来的，那不是靠天，那不是靠地，那不是靠神，靠自己。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 是对自己有害的。刚才讲过这个有害，对自己有害的，一定也是对别人有害，一定也是会影响到整个地球。所以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好好的看自己，好好的认清楚自己，嗯，好好的改变自己。 教人不行，不是说很难，教上会朋友，会搞一些原因。要你想，你在人生做，做不做，一天不累，一天不累，十万八十万趟。什么？什么是宗教？老张说，什么是宗教？宗教就是自己看到自己，认识自己。 学习自己，这才是一个讲修者或者一个修行者要做的事情。我们做的是好的，说的是好的，啊，一切听闻是好的，身口意都是好的，身口意都有觉性，都能回过头来看自己。如果我们从动产学员开始做起。

从现在开始，从当下就开始，让自己迷的部分不要再迷，让自己啊贪的部分不要再贪，让自己整天。 从自身做起，啊，网上用词去改过自新，因为我们有决心，我们现在有决心，我们知道我们决心。 คือชีวิตทุกต้องหมดศาสนาที่ดีการไหว้พระรับศีลการแต่เมตตาการทำวัดสมนจิตวัดพี่วัดเป็นศาสนาที่ดีสองคนไทยก็มีมหาญาณก็มีเทรวาสก็มีพิทศาสนาก็มีอิสลามอินโดมีศาสนาที่ดีของเขาสาสนบวัตถุมีวัดอาลาม มีพระพุทธรูปมีวัตถุต่างๆที่อยู่ในวัดอารามอย่างสลากติวิหารนามาอันนี้เห็นแล้วว่าพื้นใจสาสนวัตถุสาสนธรรมคือคุณธรรมที่อยู่ในชีวิตของคนมีสี่อย่างศาสนาที่สาสนวัตถุสาสนบุคคลอาจจะแตกต่างกัน ส่วนศาสนธรรมอันเดียวกันเลย มีสติมีเมตตาคุณามีศีลมีธรรมมันตาวยาวไหมยาวไหมศาสนาวิธีระดับศาสนา มีอยู่สี่อย่าง ศาสนาทุกคนองค์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งศาสนามีสี่อย่างศาสนา พิธีเจไหว้พระสวดมนต์สวดอะไรต่างๆหลังต้นมาสมุทโตพระกวาฝ่ายสาธารณสุขทารถือว่าสาธารณสุขทารหมายถึงอามิโตมิโตมิโตถ้าเมายกว่าอามิโตโ ห็นพระอานิะพุทธเลยเอาเราเวลาว่าหลังสมมาจำโตพระโตคิดถึงพระหลานเลยทีเดียวนาตาพิธีสาธุพุทโธหลวงพราะมีเพื่อนแปดที่ละอันก็ได้มีเพื่อนแปดที่ละอันก็ได้นะแปดแปดสามที่เอาได้สองอย่างเลยสาธุพิธีเป็นองค์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ง ผมนึกว่าในในศาสนามันมีสี่อย่างมีศาสนาพิธีก่อน คือพิธีกรรมนะพิธีกรรมหนึ่งแล้วก็บุคคล แล้วก็วัตถุวัตถุก็คือวัดวาราสิ่งก่อสร้าง สุดท้ายคือศาสนาธรรมคือธรรมะที่แท้จริงเนี่ยมีเหมือนกันธรรมะธรรมะนี่เป็นสิ่งเดียวแต่อีกสามอย่างเนี่ย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ได้ ธรรมะเนี่ยเป็นตัวเดียวกัน เป็นสามอย่างไปสามอย่างสองรงที่จุดที่กเชื่อั้งแรกคือสมมติว่าเป็นพิธีเป็นพิธีกรรมนะครับ第一个就是形式上表面形式上的我们老丈就念经给大家听拜佛念经嗯 看，念泰国的殿堂，然后又念一些什么，又阿弥陀佛的殿堂。第二，刹那，布，布，坤，像，佛，将，有，形，象，不，同，的，佛，像，。第二就是，会有出家人，会有在家人，会有比丘，会有比丘尼，会有各国的游客。第二，第三。 แล้วก็ศาสนาวัตถุคล้ายๆวัดวาอาดามสิ่งก่อสร้างจะ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ที่นี่大楼、小楼、大殿、小殿，这些政治上第三、第四。ธรรมะสุดท้ายธรรมะสี่อย่าง刚才讲了，一实际上念经啊，拜佛；二 一定要人，出家人，在家人，保养，保养好，哦，还有就是自愿，大影、小愿、我的地，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次，就是一定要有真正的发，要知道真正的发，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发，我其他三种是木。 又给我解释一下，其他三种都不一样，每个寺院都不一样，对吗？每个寺院的建筑不一样，每个寺院的其他人不一样，每个寺院说法不一样。我最重要的是一个话是一样的，真理只有一个。嗯。嗯。 สาธารณธรรมสำคัญที่สุดสาธารณบุคคลสาธารณที่ดีสาธารณวัตถุเป็นตั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หนึสาธารณธรรมมีสำคัญมากเช่นจิตต้องเป็นจิตบริสุทธิ์จิตเดิมแท้ประพัดสอนอันนี้แต่เดิมที่เราจิตบริสุทธิ์ความจริงนะจริงนะอาจารย์ฟังพิจารณ 我们讲的真理是最重要，好像讲到这个东西最重要，是因为心是最重要。的。又讲到了在中国，在大乘佛法里讲的是见性，讲的是慧能讲的是见性，心性、见性、佛性。 เราลับความจำไม่ใช่จิต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โลภความหลง วิตกกังวลเศร้าหมองไม่ใช่จิต เป็น เป็นอาการถูกกลับมาเพื่อทีหลังเอาออกได้อยู่เปลี่ยนได้อยู่我们本来的这个心的本来面目是清净的，那么这个它 缺失、这个嫉妒、爱、执着，这些是后来是后来我们的本来的这一片心啊，是清净的、干净的啊，本来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些贪嗔痴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不断的压进来、的添加进来。 บ้านของจิตตั้งแต่พูดเดินเคยเดิมปกติเหมือนกับบ้านของจิตปกติเป็นที่อยู่จิตมีความปกติเรียกว่าจิตเดิมเลยถ้าอาการกับมา ที่มันยอนมาเส้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มัน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 อาการกบอยากทำตามความโกรธ 我们本来的这个面目，本来的这个面心是非常非常清静的，是那种感觉非常清静的这一面心。那么，随着这个大家啊学习的不一样。 接触的环境不一样，碰到的人不一样，就开始变成了各种样人。有的人还是很善良，有的人变成了非常的可怕。大家要清楚这一点，他们是后来的，因为我们有贪嗔痴、爱欲妄执，因为我们去执着这些。 我们是可以远离它的。เรามีสติเนี่ยมันจะเป็นเจ้าของจิตเจ้าของกาย我们当觉体变成我们身的主人，变成我们心的主人。ดูแลตัวเองให้รอดปลอดภัยอย่าเสียเกียรติตนโกรธอย่าเสียเกียรติตนทุกข์อย่าทำตามมังเหมือนเจ้าของจิต 那就慢。我们要保持好自己的决心，不要啊，真的做好这个身心的主人，不要让贪心害了我们，不要让嗔心害了我们，不要让痴心害了我们，不要让内怨放不下的执着把我们害死。 มีกันยุคค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ก็มีความไม่หลงก็มีความทุกข์ก็มีความไม่ทุกข์ก็มี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ก็มีความไม่โกรธก็มีมีสิทธิเวลามโกรธเรามีสิทธิไม่โกรธเวลาทุกข์ในสิทธิไม่ทุกข์ด้วยสิทธิของตัวเอง会生气，也能做到不生气。我们会迷。 我们也能做到共勉。我们啊会执着，也能做到不执着。一定要让学体做这个深和心的主人。嗯，老各位，老各。พร้อมที่จะทำได้แล้วเปลี่ยนความคิดเป็นความสุขได้ทุกชีวิต เปลี่ยนสมบูรณ์สังคมมาโกดได้ทุกชีวิตนี่เป็นการมนุษย์สมบัติอันทำได้อย่างนี้ปฏิบัติได้อย่างนี้ ให้ผลได้อย่างนี้ เรียกว่า ปฏิบัติได้ให้ผลได้ใม่จำตัดการตามพระธรรมคำสอน我们这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是第五天，今天第五天。 现在都有一些决定，我们从现在开始我能做到，让自己以前很容易生气，变成不生气；让自己以前很贪心，那么接下来就不贪心；让自己以前很执着，接下来就不执着。我们现在已经有一点这样的能量，啊，么大家试一试。 造业也是你自己造业，你是以后你自己啊要受结果。那么修功德、修福报也是你自己在修功德、修福报。 那么以后你也会有这样的功德啊的这个呃一个回报，意思就是好的也是你做的，坏的也是你做的，跟别人都没关系。嗯，然后路上他不知道是马么在那路边，突然被他们撞 佛陀就是因为知道刚才我们讲这些事情，所以佛陀才出世，佛陀才示现给我们看一幕一幕的示现给大家看。那么大家实实在在。 跟着佛陀的讲好好的走下去。